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九十四集。六界万物唯有一份要改变的只有命运中的人而已。壁垒被打破，林青霄的识海中也出现了。 两个人的记忆，因为他回到的时间点是天启六千年，天帝林青霄放弃了自己足以匹敌神灵的修为，天帝独尊的地位，回到了年少的自己体重。对于天帝林青霄来说，他可以重新经历自己的人生，最重要的是有洛寒在身边。而对于年少的林青霄来说，他拥有了未来的记忆。 知道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对于凡人来说，这大概是重生；对于林清霄来说，这是他主导的时空秘术。林清霄发现自己撑在桌案上，他直起身，看了看面前的东西，想起来刚才他正在批复折子，折子还没有批完，可是林清霄已经没有心思再看下去了。他站起身，大步朝外走去。 他出门后遇到一对侍女，侍女手里捧着什么东西，看到林青霄远远低头行礼。他们本以为林青霄会直接穿过，没想到林青霄却停在他们面前问：“你们拿着什么？”侍女大吃一惊，回答越发战战兢兢：“是给洛姑娘的首饰图样。”林青霄拿起一本翻了翻，将端盘上的图册全部收入袖中。 说：“本尊来即可，你们回去吧。”侍女总觉得今日的陛下有些不同，似乎沉稳了一些。自然，陛下本来就很沉稳，以前也出现过这种半路被截胡的事情。侍女们见怪不怪，行礼说：“是。”随后就鱼贯退下。林清霄去宫殿中寻找洛寒，因为筹备婚礼的关系，洛寒搬离玉清宫。 住到了崇光殿。林青霄到达崇光殿时，里面亮着灯，却没什么声音。他推开门，看到洛寒靠在桌边，睡着了。林青霄望向崇光殿，这一路走来，处处张灯结彩，看得出正在准备大婚，连崇光殿里也充满了喜事的气息，仅是看着就让人安心。 林青霄走到桌边，一眼就认出来，他压在袖子下的书是讲时间禁术的。洛寒并不是一个刻苦的人，现在却在深夜看书看到睡着。他在很努力地寻找办法。林青霄默默看着灯光下他沉静的睡颜，即便他等了许久许久，可是只要知道他努力过、尝试过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 林青霄俯身，将他从桌子边抱起来。洛寒靠在林青霄肩上，并没有醒来。但是，在他打算将洛寒放到床上的时候，洛寒的脊背碰到硬物，一下子睁开眼睛。洛寒猛地惊醒，他看着眼前的人影，盯了很久，才慢慢恢复神智。洛寒揉了揉额角，缓慢从床上坐起来，问：“我刚刚睡着了？” 是，林青霄说着，按上他的脖颈，问：“脖子难受吗？”洛寒摇头，他的身躯远没有那么脆弱。洛寒靠在软枕上，即便已经醒来，他还是觉得浑浑噩噩，似在梦中。洛寒醒了一会儿神，说：“刚刚，我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什么了？记不清了。”洛寒露出思索之色，说。 嗯，记不清了，似乎是过去的一些事情，还有天地混沌、宇宙生长之类的。林青霄不言语，他逆转了因果，打破时空壁垒，让两份记忆融合。其余在林青霄的因果环中的人，比如叶重玉、云梦涵等人，也会跟着觉醒另一份记忆。今夜想必很多人都不平静。 洛寒在两个时空中自由穿梭，没有镜像，他的记忆本身就是完整的，按理不会做梦，但是他也睡着了，而且还梦到了天地形成之类的画面，这多半是他诞生前的记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林清霄一时半会儿也参不透，柔声对他说：“一个梦而已，过去了就过去了。今日时间晚了。” 你该睡觉了，有什么事情明日再看。洛寒点头，现在他确实没有精力再想这些事情。林清霄为他拉好被子，离开前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差点忘了。半路遇到侍女，他们本来要送首饰图册，被我拦下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他们怎么还来崇光殿？一直都是这样，如果我没睡觉，他们有什么东西就直接送来了。 洛寒接过图册，翻开看了看，则舌：“这么多啊！”“这只是一本。”林清霄示意他看旁边的桌子，“那叠都是。”洛寒陷入沉默，他捂住嘴打了个哈欠，无奈地说：“哎，首饰而已，哪来这么多花样？”这些自然是林清霄搜集的。他静了一下，不紧不慢地说。 其实我那里还有好些图样，等明天我磨出来，你一起挑。洛寒刚睡醒，脑子反应慢，一时没注意到林青霄话中的漏洞。这些首饰模样都是林青霄搜集的，他既然让他挑选，为何不一次给完，而要分两次给呢？从动机上讲，根本说不通。洛寒一听还有，头都大了。哎呦，别送了，这些就管够了。不行。 林青霄矢口否认，他意识到自己拒绝的太快了，缓和了语气说：“没多少，你看看就好了。哪怕只看一眼，都不枉费他万年来的思念。毕竟是林青霄的心意，洛寒没有再拒绝，说：‘好，那你可以慢慢整理，不必急于一时，不要把自己累到。’” 洛寒也知道，林清霄这几天公务非常棘手，每日处理正事的时间都不够，哪儿还能腾出时间来描摹首饰花样呢？但是林清霄却轻轻笑了，他将被子掖紧，说：“这有什么可累的？六界太平，我们即将大婚，再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生活更幸福了。”洛寒也想起来一件事，问。 我们大婚的时间定在哪一天啊？天书院今日给出来的说法，是最早可以在明年三月。林清霄说完，手指扣了扣，说：“我觉得还可以再早些。”天地婚礼有很多讲究，仙界婚礼动辄准备几十上百年，林清霄一年内就要求完婚，可谓给天宫出了个老大的难题。 天书院能将婚礼准备压缩到三月，真的已经是极限了。就这样，林清霄还不满意。洛寒听着简直看不下去了，说：“人家筹备典礼也需要时间，你既不肯放松要求，又要求人家立刻完成，太难为人了。”林清霄不以为意：“他们可以再挤一挤，还是能提前的。”一副典型的甲方口吻。 洛寒没辙了，随你。你为什么执着于尽早成婚啊？夜长梦多。林清霄说：“我已经等得够久了，实在不想再等下去了。如今他最怕等这个字。”洛寒叹气说：“好，你尽可安心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。”当然。林清霄笑着，在洛寒额上轻轻落下一吻：“我会让一切。” 要往好的方向发展，才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我们。该睡了，晚安。天界天启历六千年，一个非常平凡的秋夜，很多人在睡梦中做了一个离奇的梦。对于凡人来说，这只是一个奇怪的预知梦，梦里出现了自己的一生。 可是等他们醒来，绝大部分的人已经忘掉了梦境的内容，只有极少数灵魂强大的人才可以记住梦中的内容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